锵锵三元行。 李艾，人家是模特出身，是，所以你看多会穿衣服啊？有吗？是，对，你们俩今天下半身是一个色系的，是吧？那那你的下半身呢？这叫，我下半身不行，我就我穿我戴绿帽子行吗？你你们俩下半身是情侣装啊？行行行，下半身是情侣装，这不很好吗？这什么话？这是，哎，我高兴，我乐意。对啊，春天到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春天。所以就讲下半身了。春天没，没错。哎，有没有觉得？ 就是春天来了，人的这个生理上有点蠢蠢欲动，你有这感觉吗？我觉得春天都快走了，现在都开始热了，夏天了快要穿短袖了。春天时间太短。我最近真是觉得，我觉得是不是跟春天有关系？有时候我走街上啊，就莫名其妙的有性冲动。 你属猫的吧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冬天这好像就不会。最近我老觉着，哎，怎么也没看见李艾啊？ <laughs> 就是疼一下就冲动。你是不是疼一下？也是不是在有人为你好，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比如说为我们喝的水下了药呢？ <laughs> 什么？这是跟哪个新闻有关系？不是，我们那天不是在讲那个幼儿园？哦，幼儿园。幼儿园人家喂了春药了。喂春啊，对，你是不是给人喂了春药了？不晓得。 <laughs> 您说你们这话题我怎么个介入好呢？那还用人喂吗？他来就是啊。哎。 这个就是镜头春药， <laughs> 对对是吧？对，好吧。这个这真是，就是就是文道也是服装很有品位的，香港十大衣着人士，你见到了？什么时候有这话啊？我评呢？ <laughs> 就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说什么话题来着？ <laughs> 我一时没想起来。你又春暖运动了奈是吧？就另一个银幕春药。今天进入正题之前，嗯，今天的正题呢，本来要说这个杜文泽。 嗯，还有梁静茹、徐美，不是徐美静，叫梁静茹、梁静茹，本来就讲这些敏感的话题。嗯，但是在之前，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啊，我要向一个一个的师啊致敬。嗯，你知道他呢，也不是刚刚去世，死了大概有一个多月。嗯，活了九十多岁，叫阿伦·雷奈。嗯，法国这个新，他算新浪潮吗？ 早早，新浪潮，早早早于新浪潮。新浪潮的时候啊，那帮人呢，导演呢，都二二十多岁，但他呢，四十几岁了。对，但他在那个时候拍了一部电影，所有新浪潮的这帮小伙子啊，都给惊着了，说这个电影新纪元。嗯，这部电影呢。 咱们在卡拉 OK 里现在经常看，叫《广岛之恋》，你知道吗？《广岛之恋》是，而且《广岛之恋》其实很早，《广岛之恋》是五十多、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的时候，应该是那时候的戏。对，然后后来当然去年在马伦巴这就奠定了他的整个风格。我们叫去年在马里昂巴德。哦，你们这么叫是吧？对，然后就奠定了他的整个影像上面建立的那个权威。 这个生命力啊，这种生机勃勃呀，老头像吃了春药，活到九十多岁，这个创作力啊，前两年新片还得金熊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呃，反正还得奖，金我忘了是哪一个。对对对，就说到现在九十多岁的老人，年轻人看他的电影啊，还是非常前卫，就等于是这么一个艺术一辈子拍电影的这么一个人。但你怎么今天才想着要悼念他呢？ <laughs> 因为前段时间是还比较冷，最近暖和我老忘，我因为我老忘，所以我今天想起来，哦，不要再忘记，哦，因为其实是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，好像是是是。我要为了表达对咱们的纪念，我就从咱们的网上又找着这个《广岛之恋》的一点小片段，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缅怀。哎，在广岛，你什么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看到了。 都看到了，所以医院我也看到了，不会错的。广岛是有医院的，我怎么能避开不看呢？就是广岛。 失恋。但你刚才你们说这个的时候，我特别想插嘴说，我也看过这电影， <laughs> 但是我真是没有看过这电影，但是我听过这歌 <laughs> 啊，对是我还会唱。 <laughs> 但是就从就从就从这儿来的。所以说你看这个他这个艺人跟一般人他就不一样，对吧？嗯，人家说导演嘛，就是电影导演是可以留下作品的，其实他的作品可以流传啊百世万世哈，流芳百世万世。但是比如说，如果像我们曾经有人说，像你这种做电视的，就是快消品。 没错，叭你就过去了，叭你就过去了，没有人会记得你。哎，我那时候好悲哀哦。绝对的，哎，你哪怕是当年你选择做模特，嗯，说不定都会留下一个什么美名啊，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谁谁谁美人哈。哈。这个主持人呢，你就别做那个百世流芳的梦，因为主持人这种行业，你发现没有，他就像个太监，他他不可能。 就你知道吗？不可能两百年之后会有人缅怀 <laughs> 说哪个主持人你做什么贡献了？不是啊，那有也有很多很出名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到现在，比如说大学里面学新闻史一定会学到。啊。那不是我们俩说的主持人，啊，那种人其实是记者。 就像这个克朗凯特呀，对啊，他们其实是是新闻记者做主播，他是那么一种。我是说像这种娱乐的，特别是我这就他指我就特别正确。娱乐，你忘了我这么指的俩，知道吧？ <laughs> 就这种艺人呐，他就是当时取个乐。嗯。当然呢，娱艺人就还容易被人笑骂，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到了这个。 连这个马来西亚、 <laughs> 马来西亚这马航，结果马来西亚籍的艺人也遭了殃。嗯，当然，我就必须说呀，某种我今天跟李艾还说呢，我说这至少符合因果报应的这个客观规律，对吗？这什么？这什么叫因果？梁静茹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们有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这领导人需要提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不是也夸你了吗？对啊，习习近平不就提到他们的时候，你也沾过一光。 所以呢，现在你马航不靠谱了呢，也就有人骂你，骂梁静茹。不，但是我觉得哈，就是像这些网友骂梁静茹的，我觉得对梁静茹不会有什么损害。 我我的感觉哈，因为有很多人会来，真的是我觉得，但凡逻辑清楚的人都会说这网友怎么了？人家马航的事跟梁静茹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很多逻辑清楚的人会帮梁静茹说话，而且同时，因为梁静茹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不知道后续有没有啊。反正我至少我之前知道，她好像没有做任何的回应。这根本一做就傻。对对对对对。值得一说。对，就是。反反而会会获得很多，就是你说同情也好啊，什么也好，反而反而我觉得对梁静茹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。而且。 这种事儿呢，其实一方面，我觉得是情绪反应。嗯，这这些网友啊，就是骂他的网网民们呢，也不一定是傻。嗯，他只是当下那一刹那，比如说最近他可能非常痛恨马来西亚，是跟马来西亚有关的任何事情。 所以一想到梁静茹是马来西亚歌手，就骂他一嘴。是，但是你让他冷静一点，他也许都不会这么做。这跟反梁静茹啊，就跟反日货是一个道理。是，对不对？他其实跟他这个情绪没，他谁叫你是符号呢？对，你是符号。所以，所以我从来不太计较这种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他这种情绪反应呢，他自己理性一点的时候，他都不会这么干，不会这么想。嗯。呃，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跟钓鱼跟日本在钓鱼岛上闹得再僵一点。 那他就很反日，什么看到日本的东西都不行。但是闹成习惯了，比如像是现在波多野结衣，嗯，那么获得日本全年度最佳 AV 女优，我们这边的网民都是奔走相告、额手称庆。波多野结衣是最佳女优吗？呃。 刚刚前阵子日本颁了一个年度，因为他们连 A V 都有颁奖礼了。他有点老了吧，都不对。是吗？ <laughs> 我们今天等一下回去再研究一看。我我觉得演技不错。是吗？嗯，演技不错，声音挺好啊。不对不对？我们你哪天我跟你，咱俩一块看看。哈哈哈不是，好在我还知道这人是谁，要不然我还就答应了。 <laughs> 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一 A V 女优，我还是了解一两个人的。我们主要也就是看演技。 他嗯，确定吗？不是更资深？对对对对对，先说说说回这个，说回梁静茹，对，怎么怎么？梁静茹就是 <laughs> 还还，但是还有一个事儿，还有一个艺人牵涉到政治哦，嗯，呃，他要说。 那个那个，你一干活，现在有点混乱，对不对？这不叫眼睛把我搞混了，那是谁来的？哦，杜文泽，他肯定也看不到眼睛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 <laughs> 啊，杜文泽，其实我对杜文泽这整个事件的这个起因，我有点不是特别了解。但我因为我发现这个事件的时候，已经网上一片的抵制的这个。 声音了，就是说不让他来大陆拍戏，然后他最近都放了一些他最近拍的要上的是些什么电影，大家一一同去抵制他的电影。但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我有点没搞清楚，他怎么就引起了这么大的那个愤怒？对，我知道的就是后半截儿，说这个杜文泽还跟网友叫板呢，说你们有权不让我来大陆吗？对，你们你们不可能，你们好多人都没有来。而且这里边还出来了另一个有矛盾的艺人，叫什么？嗯，有吗？ 不是谁呀？香港的一个艺人，好像是跟杜文泽，好像是温兆伦，好像是，是不是温兆伦？好像是温兆伦。然后温兆伦也跟着在这儿骂杜文泽，好像是有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但是你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 <laughs> 这是中间有点不是很清楚。源头其实还是为了台湾那个反服贸协议运动，因为杜文泽呢是。 一开始发表一些言论就支持台湾占领立法院跟行政院的学生。嗯，那但这件事呢，因为在大陆呢，我觉得整个讨论里面呢，资料散布的不是很全面、很客观、很清晰，所以很多大陆网民呢，他对整件事情的理解就变得很简单，就觉得反服贸是干嘛呢？就是反对跟大陆加强合作。 那所以反福报的这帮学生们呢，一定都是绿营的，绿营呢就是台独，所以他们必然是坏蛋。那既然是坏蛋干的事，你去支持坏蛋，那你不就也就跟着很坏了吗？所以大致的逻辑是这样。但其实，比如说，其实除了杜文哲，还有几个人呢？五月天，还有很多的台湾艺人，包括最近蔡康永，都被人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表态支持这帮学生。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环境要考虑，就是。 在台湾，今天是学生是天之骄子，搞运动的时候，任何学生出来参与街头运动，很少有公开公众人物会说反对的，大部分人都会同情或者应该支持，应该。 应该应该应该站在学生。我有一个疑问，那为什么好像只有比如说我看到的，我并没有看见蔡康永、五月天可能也有被骂哈，但是我觉得我我看到的好像更多的是杜文泽被骂，他这个事儿搞得更大。因为杜文泽呢？很好，咱们广告之后再说他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就牵涉到刚才我们讲你该不该回应、该怎么回应的问题了。嗯。什么意思？呢比如说，像我举个例子，五月天也被骂。 五月天，因为他在脸书上面说 <clears throat> 支持台湾的同学们，他学弟学妹很多是他学弟学妹啊，阿信啊，他们几个人学弟在里面占据着，他说我我我支持我的同学，我的学弟学妹，那他们也被骂。 但是问题是呢，他们回应的方式比较温和，就说我们这件事其实跟什么蓝呢、绿啊没关，我们谈的是这个条文本身是不是有问题，不是说跟大陆是什么关系这么简单。我懂了，我你懂了吧？因为杜文泽的回应带着大量的情、强烈的情绪，我看见他那个脸，他那个脸书上还是哪里，他把骂他的那个九，他说的是九零后的网网友们啊，把那个。 他的那个头像，就这些网友的头像都给贴了出来，贴了就反正贴满了格儿，然后意思于说你们就是这些人啊，什么没有理性，什么没有理智，大概是这样。就你一看他的整个博文是是他自己也很大的情绪，对，反正因为我在网上也被骂过，然后我我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这个过程。就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就别比如说有网友来骂你哈，你有一种试图让他改变。 他的想法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可能是不是误会啊？我并没有你说的这样啊！我试图的想要改变他们的想法，说，哎，我不是你想的这么糟糕的，你总想为自己解释。后来一想，你这么干好傻，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你啊，他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你，他是先不喜欢你了，然后再找了其他的理由来佐证，说我是很理智的不喜欢你。如果你是想去扳倒他那些。 他所提出的那些理由的话，那其实是扳倒不了，因为他还会再想出其他的理由不喜欢你。反正最终他就是不喜欢你，你就没有必要去跟不喜欢你的人去解释这件事情。而且有时候这东西是网上的东西啊，是任何人的情绪都这样，是一阵一阵的。他不一定是一直不喜欢你，他可能就是今天我很生李爱的气，就骂你一顿。嗯。 但是也许过了几天他就忘了，嗯，这种事儿很常见，对，呃，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呢，你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别管他。那么杜文哲呢，我觉得这件事最妙的是什么？这明明是台湾的事儿，台湾艺人为了这件事儿站出来表态，结果台湾艺人没怎么挨骂，莫名其妙一个香港艺人， <laughs> 香看一个香港人跑出来要说的话，这就是因为他的回应方法，就像你刚才讲，结果变成他是这一大圈台港艺人里面第一个站出来。 摆明着要跟你们网民挑， <laughs> 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跟你说，我后来的就是总结的经验就是，你要不不回应，不要回应他们。如果你一定要回应，一定要心平气和，就是你不能有情绪，就是你相当于如果说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杜文泽现在说要感觉好像是要跟网民有。 要有要有一场这个战争啊，论战的话，如果但凡你抱着这样子的想法的话，那你你就得心平气和，因为但凡带了情绪的人是一定会输掉的。就是你发现没有，反正不管辩论赛也好，反正比赛也好，包括所有的竞技类的比赛也好，只要你情绪上来，你那种什么愤怒也好，干嘛也好，你你一步不平静，你就一定输。这就跟那个男女关系一样。 你认真你就输了。就这个认真啊，它不是还不不是，就是所谓就是说你那种，那种负面的情绪，就是我生你气，我愤怒，这都叫负面情绪。但凡这种负面情绪一有，你就一定会输了这场比赛。如果你把这个当成比赛的话，要不我就不要管他，你就不要跟他们比嘛。如果你要比的话，你就千万不能带情绪。如而且很多时候，比如说你要跟他们讨论，就比如跟不喜欢你的人讨论这个事情的话，你是不能够就怎么说呢？ 你你不要试图去，就是让不喜欢你的人重新喜欢你，最起码在那个时候不是。但是你会让更多人看见是，我觉我有一个，我对这种这你们这种人呐，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，你为什么要跟你不认识的人，甚至面都没见过的人聊天呢？ <laughs> 这就我可能有点老土啊。对对。我一直弄不清这当前网络时代。 这个问题，你都不认识他呀？你在大街上，你会跟大街上随便一个人就咱俩聊聊吗？你对我这人怎么看？我不同意你的意见。哎，你你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 <laughs> 没有，因为他跑到就相当于你开一个微博，这些网友相当于跑到你，就是你，而且是个公开的，就像比如说，就像你的家，你是已经是可以公开大家来参观的一个这样的地方，他跑到你的地盘来跟你说两句话。 就就是这种感觉，比如说像总统府不是公开的，是给大家来参观的吗？所有人都可以去吗？然后所有人都可以递意见吗？那有些总统不是显示亲民，还还给回信呢？他不就是一回事吗？那问题，你们家是总统府吗？呃，不是，但是我既然开了一个这样的微博，我开了就证明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给大家过来，大家可以来说。 自己的意见，们表达自己的看法。那我偶尔也会跟他们交流意见，这不就一回事儿？因为你看，我们俩老土了，我们俩都没开这种东西，于是呢，就会有一个永恒的问题。嗯，你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公共空间， <laughs> 让他们进来说呢？哎，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学习很多。哎，你们俩不要用这样子。没没没，等着你说呢。 <laughs> 你你告诉我们，你也教育我们，也学习学习。对，我我觉得，比如说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。 就是，比如说，不带其，不带其，就更加好的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或者是理解更多人类的思维模式和方法。 比如说以前没有上网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原来人是有这么多的种类，然后想法有这么多丰富，讲不通的啊！如果我真抱有这个目的，我也不用开，我到你那儿去看就行了。对啊，我看看这些个明星的这些微博后边这些跟帖，我不就了解了吗？就学习了，何必非让我打开你们来看看？但但但是这样子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的了解一下大家对我的。 看法和想法，大家的一些一些直观的印象啊什么的，我觉得也对自我的修正有办法。大家会夸你吗？不是，你这有有中国有句古话，不叫做什么兼听则明嘛，偏听则暗是这么说吧？是，哎，对吧？但是，就是这种感我我我大概理解你的想法，宽容的我法，我也会同意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想讲的就是，呃，兼听则明，没错。嗯。可是问题是，微博或者所有这种网络的社交工具。嗯。 它有一个先天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一个条件，会让它变成什么样的？就是它一定是情绪先行。嗯，你比如说，呃，我们看微博、微信上头有人说，哎，我今天看到李艾在街上，好高兴啊！我看到他蹲在街上干嘛呢？然后拍一张照片，他可能很喜欢你，他他他对你感觉很好，他看你蹲在大街上，他就拍张照。 他那一刹那，他没有想到你是为了什么事儿蹲下来，也许不太雅观，这么看起来，他拍了照，没想到这个照片其实会对你造成伤害或者侵犯你的私隐。但是他是情绪主导，他东西已经发出去了。同样的，在网络上的骂战，也是因为他是情绪带动手指，而手指比大脑还快。所以像杜文泽跟网友们的骂战，有时候大家冷，就像刚才我说骂梁静茹，你冷静想一想，大家都知道不通的。 但是那一刹那，嗯，他根本来不及想通，他情绪先走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假如网络媒体上面很多言论都是情绪主导，那么听很多这种言论，我不一定觉得我会很明，嗯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我对这种工具我有保留的原因，不只是因为我不想让我家变总统府，嗯，而且还是因为。 我对任何很情绪化的东西，我都有种本能的抗拒感。我喜欢看，只要他别针对我。 <laughs> 所以呢，我就看你的呀， <laughs> 我自己不开呀， <laughs> 看他们怎么骂明星，越看越开心。行行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那天看见一个网上的一个什么人，呃，写的有点道理。他就说，为什么你不能当真？嗯，他就是说啊，好比说你一个人，你写日记，你记得吗？ 假如你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你去看你的日记，你的日记啊，很多时候你你这个日记，你哪天也许骂几句梁文道，我恨死他了，对吧？怎么着？但是呢，根据你今天这个日记，不能得出结论你是恨梁文道的，对吧？也许你还是跟他好朋友，对吗？或者你今天日记里这痛骂某个人，恨那个人，哎。 这就是你当天的日记，但是没有人会把这个日记公开的。对啊，公开就是你的看法。嗯，而且而且，你想想看，每个小孩小时候都说我最讨厌妈妈了，我恨死爸爸了。 <laughs> 没错，因为这个日记它就是记录你当时的心情。 是你的一个宣泄的一个或者淫乐，不不一个意淫的 <laughs> 意淫的意淫的一个渠道，对吗？嗯，哎，你就写你不得也介意啊，我好喜欢你啊，是吧？但是不能认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但是他，所以你不能把微博当日记呀。不，他的心态类似。 他又没有名，你知道吗？他隐匿了自己的名字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私人书写。嗯，想写什么就写。对，他是个每小时。的日记。高兴是时就骂骂一句梁静茹，就骂骂一句。反映是这一刹那的情绪，他不一定深思熟虑。我觉得哈，不完全正确的原因是，很多人觉得那些人都不是用自己的本名在发表言论，是，然后再再骂别人或怎么样，可能他就不会去具有那种所谓的名誉感。不是的，你试试看，你就算攻击他那个。 那个匿名的那个昵称，他也会怒的，他也会生气，他也会，他觉得你就是在骂他，不是说对，所以他也具备那种荣誉感的。当然，我因为我的微博粉丝还是有一定量的，所以我不会把它当日记。就我的感觉就是，我时时刻刻记得我在微博上写的东西，就相当于我拿了一个麦克风，我的声音比较大，因为我收收看我的这个呃微博就。 不，受叫叫关注我的微博的人比较多，我得时时刻刻记得我是拿着个麦克风在说话的。那别人就算在下面留言也好，转发也好，他只要他的粉丝量不是很大，就就是比较小的情况下，他都相当于在我耳边耳语，别人是听不见的。如果你把。 比如说他的情绪是糟糕的，给你，如果你再化成一个大的情绪传递出去，人家只会记得你的情绪，不会记得他给你的东西。对，而且那个东西是抹不掉的。对，所有上了网的东西，它是人家会截屏，会干嘛？我因此吃过不少亏。不过，但是当然了，骂着骂着就习惯了，心理素质很好。所以，他这东西现在有个概念叫自媒体。 是，它这也其实就是你的一种媒体，嗯，对吧？实际对他也有很多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你说，像上几个孩子，小孩在微博上的写：“我恨死妈妈了。以前我们说一句话就没了，他现在这句话跟他一辈子。